第十集，林和熙扬唇一笑，从沙发里悠然坐起，捏起身上的车钥匙挂在指尖把玩，却始终不提要还给尤虫。尤虫满脸厌烦的看他：“你拿我车钥匙想做什么？”林和熙垂眸不答，半晌后冷不丁的抬眼反问：“今天晚上，你们要在这里过夜？”尤虫冷着脸点头。 林和熙若有所思的看向掌心内的车钥匙，嗯，房间订好了吗？尤虫闻言，眉眼沉沉的轻嗤：“ <laughs> 怎么，你担心没地方住？”林和熙十分大方的点头承认，轻声叹气：“嗯，哎呀，如果真的没地方住……” 那我只好将就着在车里睡一晚了。说完，用手底下巴抬起脸去看幼虫，杨座满面愁容。喂，你不会连车都不愿意借给我吧？油虫没有说话，不是没有看出林和熙的惺惺作态和拙劣演技来，只是若放在林童说那些话以前，他大概会觉得对方这是自作自受。 可若放在眼下，对于那些已经到嘴边的难听的话，尤崇心中少见的生出几分迟疑来。见他迟迟不答，林和熙的神色逐渐变得夸张。车都不愿意借给我吗？他语带三分调笑，吊儿郎当的扬唇。还是说，你觉得我这样的人会糟蹋了你的好车？尤崇神色晦暗的扫他一眼。 哪样的人？林和熙愣了一秒。啊，什么？游虫道：“你这样的人是哪样的人？”林和熙神色稀松平常，甚至姿势慵懒的靠近沙发里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？你不是早已听说过，心中也很清楚了吗？游虫看他的目光里浮现出明晃晃的轻视。 林和熙习以为常，面上笑容不变，甚至动作平稳的将手里的车钥匙抛还给对方，故作埋怨般垂眼喃喃：“不借就不借，我还给你就是了。”像是还有话要说，尤虫拿到钥匙以后没有马上离开。当对方是要嘲讽或是警告他，没有丝毫想听的兴致，林和熙抱着手机躺回大熊身上，朝他勾唇笑道。 出去记得关门，谢谢。却见游虫居高临下的望向他，眼底仍是熟悉的轻视情绪，说出来的话却远远超出他的意料。我问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却跟我提那些流言，林和熙，你连自己都做不到不看清自己，还怎么让别人不看清你？如果说之前我有六七分析了那些关于你的传言，那么现在，对于那些流言。 我已经信了八九分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尤崇人已经走到门边。他的声音顿了顿，在开门离开前的那刻，还是冷冷丢下话来：“与其担心晚上没地方睡，不如担心一下，这些人里，又有谁愿意和你一起睡？”关门声伴随着对方的话清晰落入耳中，林和熙抱着手机从沙发里翻身坐起。 怔怔望向包厢门的方向，眼中神色复杂。下午的比赛在两点开始，比赛内容较之上午的排位赛更为精彩和激烈。待在餐厅内的八人也在比赛开始前回到了包厢里。杨卷在对面沙发上落座时，林和熙的目光也跟着落到杨卷的脸上。对方微垂着头。 专心致志的拨开手中牛奶糖的糖纸，将奶白色的糖放入口中含住。察觉到林和熙朝自己投来的目光，他有些紧张的抬头。犹豫片刻以后，杨卷又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，从两人中间的桌面上推过去，神色略显局促的问：“你吃吗？”谢谢。林和熙冲他勾唇一笑，随即伸手拿过那颗糖。 拨开糖纸丢入自己口中，目光却始终未从他脸上移开分毫。杨卷心中愈发紧张，又忍不住开口问：“你还要吗？”林和熙舌尖抵着渐渐在嘴里化开的奶糖，面上笑意不减。“我不要了。”杨卷点点头，本想努力无视他直勾勾的视线，却又实在有些招架不住。“那你还有事吗？” 林和熙闻言，终于将目光从他脸上收回，而后笑意盎然的吐出一个字来：“有。”尤崇既然那样说，就断然不会再任由林童或是周轩利用今晚的住处为难他。他们一行共有九人，假如两人睡一间，那么势必会有一人单出来。显然留他落单是最好的决定。但林和熙也能从尤崇的言辞间探出一二，对方。 不打算和其他人睡同一间房，那也就意味着他必须要从剩下七人中找到愿意和他共处的人。而和他睡同一间的人选，他心中早有想法和打算。林和熙的目光重新回到杨卷脸上，打量对方两眼以后，他缓缓笑了起来，开口提出自己的要求：“今晚，你和我一起睡。” 杨泉咬糖的动作顿住，眼神困惑的回望他，脸上是大写的懵字。比赛在傍晚六点准时结束，看台上和包厢里的观众纷纷起身，带着满脸的意犹未尽离场。尤虫他们并未急着离开，而是下楼绕去了赛道后方的车队休息室。早晨来时见过的赛车手正单手抱着头盔，神采飞扬的坐在高脚凳上，和车队经理说话。 见尤崇带人从门外进来，立即结束和经理的对话，走下高脚凳，朝尤崇笑问：“哎我这成绩怎么样？”尤崇挑眉回道：“还算不错。”车队经理转身交代完其他人，同样心情不错的走过来，和尤崇叙了两句旧：“你们明天早上回去，还是打算今天晚上回去？”尤崇道：“明天早上。” 那正好，车队经理熟络的伸手攀住他肩头。今晚我们车队准备了庆功宴，包吃包喝包玩，还包介绍女朋友。你们来不来啊？哼，来。尤崇笑了一声：“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们怎么能不来？”庆功宴在附近别墅区的别墅里举行。车队经理开玩笑说：“是要给单身人士介绍女朋友。” 其实是因为车队内有人在和漂亮火辣的车模谈恋爱，庆功宴上，对方的女朋友带来了不少小姐妹，全当是给车队内的其他兄弟牵线。夏天的夜晚来的相当迟，众人开车到别墅时，橙红色的夕阳仍然挂在天边，光芒盛大而耀眼。大家陆续在前院的平地里停好车下来，相互吆喝着，勾肩搭背的进别墅。 别墅后的泳池旁已经提前架好了烧烤架，草坪里的长桌上摆着未开瓶的红酒和倒放的高脚杯。由那位赛车手的女朋友领头，一众面容姣好、身材性感的车模脱下长服，换上泳衣，端着烧烤食材和已经做好的熟食甜点，在院子里来往忙碌。远远就瞧见后院里的风景，车队里那些单身汉们急吼吼地朝后院里冲去。 却被几个身材高挑的年轻小姐妹拦在通往后院的门外，指着挂在门边的提示板，吐字清晰的提醒：“不换泳裤不得入内哦。”被拦下的男生们纷纷面露难色：“我们都没带泳裤，小姐姐人美心善，就通融一下，放我们进去吧。”几个女孩还没来得及开口接话，就先听车队经理坐在客厅内朝这边喊：“没带泳裤的，来我这边排队领啊！” 先到先得，后到就没有了。形事粗糙的大男生们相互对视一眼，转过身，撒腿就朝客厅内跑，留下守在门边的小姐妹们弯腰笑作一团。